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叮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门。最近几个礼拜，耶稣一直在跟我们讲律法。他说要努力进窄门。还有，你摆设宴席的时候，要邀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 可以报答你。还有上个礼拜的，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反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 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最后，耶稣讲完这一切的律法，他就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 听，大部分的宗教领导人和众人就是故意不听的，但是在我们今天早上经文《路加福音》十五章一到十节的第一节，我们就看，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这些社会看不起的罪人，他们听了。 耶稣的律法也承认他们是罪人，因此他们现在会听到非常丰富、非常浓、非常令人惊讶的福音，就是上帝认真的、殷勤地、不放弃的寻找罪人、拥抱罪人、拯救罪人。 其实法利赛人也听到这福音，但是因为耶稣的律法，他们根本听不进去，所以当耶稣讲福音的时候，他们反而更气。经文说他们自己私下议论，也可以翻译成他们咕咕哝哝发怨言，说：“这个人耶稣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 是的，感谢主，耶稣就是这样做接待罪人。你如果是罪人的话，耶稣就是接待你。那么当然，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包括法利赛人，但是他们不肯承认他们是，他们否认他们走迷偏行极路。 因此，当耶稣照样寻找找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很骄傲地对耶稣说：“我不需要你，我是走正路的，不要打扰我。你是谁？说我是走迷了，是瞎眼的。”他们这样就拒绝他们唯一的救恩，他们这样自己就灭亡了。但是，感谢主。 虽然你自己原来从你的母亲的肚腹里面的时候，从那时候你同样走迷了，但是上帝的律法和福音已经找到你了，已经行神迹了，已经使你承认你是个罪人，又使你相信耶稣就是接待你这一位罪人。 借着洗礼，上帝又找到你，又接待你，他迎接你进入他的家，进入羊圈，他赐给你永生。在这一切的过程，你也没有可夸口的地方，都是上帝所做的，你唯一做的就是负责走迷路了，那你这部分也做得不错。 是好牧人耶稣寻找你，找到你，拣选你，抓住你，拥抱你，欢欢喜喜地把你扛在他的肩上，带你回到家里。接下，因你这一个走迷的罪人已经被找到、被拯救，整个天堂、上帝和众天使都欢喜快乐，他们开 party 了。 这个就是耶稣对我们罪人奇妙的、不放弃的、令人惊讶的爱。今天这段经文实在是很甘甜的福音。那么，接下我要我们思考一下这迷失羊比喻里面的九十九只牧人撇在旷野里的羊。 也就是那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艺人，我要考虑这些九十九只。首先要问的是，这些不用悔改的艺人是指谁呢？神学家有不同意见，有些认为这九十九只羊是指那些他们以为他们是不用悔改的，他们以为他们本来就是艺人了，但是。 他们当然错误了。那按照这样的解释、这样的理解，他们就是指法利赛人。耶稣这时候也在跟法利赛人讲话，或许这是耶稣的意思，因为耶稣曾经说过类似的话，比如他说：“我为审判到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啊能看见的。” 凡瞎了眼，当时耶稣接下，也就直接告诉法利赛人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另外，耶稣也说过：“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一人悔改。” 乃是遭罪人悔改，肯定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本性，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病的，甚至我们的灵魂本来就是死的，就像在耶稣第二个比喻里面的那根本没有生命的一块钱的银币一样，没有生命。所以耶稣在我们今天经文的意思有可能是这个。 那些九十九只羊是指那些以为他们是异人，那些以为他们是不用悔改的人。但是还有些神学家，包括马丁路德，他们认为耶稣的意思反而是说，那九十九只羊是指基督的教会，就是基督徒。那这也有可能。 按照这个解释，这些九十九只羊是已经被好牧人耶稣所找到的、所拯救的，他们已经在羊圈里面，虽然他们还是有罪，也还是需要天天悔改，但是因为他们是连接于耶稣基督的，所以他们在上帝的面前已经是一人了。这个解释也不错，或许是更好的。 今天我想，就是根据这个第二个解释来，让我们多思考一下。按照这段经文，我们这些九十九只羊所应该做的是什么？我想，我们主要可以从耶稣基督自己的榜样学习。在这两个比比喻里面，一个人是拼命寻找一只迷失的羊或一块失落的银币。 这只羊或这块钱，对寻找的人是非常重要的、非常宝贵的。虽然只有一个而已，但是还是这么重要。一个人，任何一个人，每一个人，无论是什么人，他就是对上帝来说非常重要、非常宝贵。如果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的话， 我想这个比喻也告诉我们，上帝的儿子也还是会为那一个人离开天堂来到世界上，为他流出他的宝血救赎他。那么，当那走迷的羊、那失落的银币被找到之后，就有很大的庆祝，也是自己直接的解释说。 当一个人，任何一个人，无论是什么人，被上帝找到， <clears throat> 被上帝拯救之后，在天堂，上帝和众天使就有很大的庆祝。那么在这里应该问：耶稣今天如何找到这些迷失的人？他如何抓住拯救他们？他就是用他大能的道、律法与福音来做。 那么那些走迷的人如何听到这个上帝的道呢？上帝就是借着教会，就是借着我们这些九十九只羊来做，是我们跟失落的、跟迷失的人分享上帝的道。当然，教会有一些小牧人，就是牧师专门来做这个，这也是上帝所设立的，是好的。 但是每一位好牧人耶稣的九十九只羊，你们也都做，并且我们应该像耶稣自己一样，很认真地、很殷勤地、很不放弃地来做。这些迷失的人对上帝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宝贵，我们应该照样看他们。 当上帝借着他的道抓住他们、拯救他们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大大的庆祝。实际情况常常不是这样子，我们可能不会像法利赛人那样咕咕哝哝的、直接的说：“哎呀，为什么要接待他们？”或者我们有时候连这么说也都会。 至少我们没有把人看得那么重要，那么宝贵。我们很难记住这些迷失的人。如果他们继续拒绝耶稣的话，他们就永远灭亡。我们不在乎吗？我们很容易分心，很容易常常懒散。但是在这时候，哈穆人耶稣怎么做？ 他首先寻找我们，寻找我们又走迷的羊。那么我们是在羊圈里面的九十九只，但是我们常常还是有迷失羊的行为。我们真的需要好牧人再次寻找我们，否则我们真的离开羊圈。好牧人耶稣就是这样做，他真的。 很认真，他很爱惜他每一只羊，包括你。他还是用他的道、他的律法与福音把你找回来，他用他的、他用他律法的杆稍微给你打一下，使你醒悟过来。接着他用他他福音的杖把你拉回来，他很爱你。 他绝对不要你真的再次走迷离开羊圈，那么他把你复原之后，他也就是用你来关心别的羊。你首先用上帝的道来关心羊圈里面的羊，从你家庭里面来开始，然后你也用上帝的道寻找外面的每一只、每一位都对。 好牧人耶稣非常重要，非常宝贵，你这一位也是他所看重的。阿门。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阿门。